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零四集。云中城遗址现世后，吸引了许多人前来探险，但是遗址浮在空中，时隐时现，宛如海市蜃楼。 众人心痒痒，但是都不敢第一个进入。机缘虽然重要，可是命只有一条，敢拿生命冒险的毕竟还是少数。许多人躲在遗址外观望。一日清晨，海市蜃楼再一次在半空中浮现。遗迹外来了一对衣着华丽的侍卫，他们簇拥着几个年轻男女，一起消失在若隐若现的蜃景间。 眼尖的人认出来，队伍中穿着华服的那两位是凤凰族公主和太子，另外两位穿着白衣的正是最近名声大盛的林清霄和他谣传的未婚妻。众人大哗，许多人心思活动起来。龙族和凤凰族都入场了，是不是说明遗迹里有了不得的机缘呢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好些胆子大的人蠢蠢欲动。 云中城的遗址吸引来越来越多赌徒，而这个时候，遗址已经被凤凰族的士兵戒严。赌徒们看到遗址被围，越发笃定里面有宝物，场面一时大乱。遗迹外的乱象并没有影响到里面的人。洛涵进入遗址后，发现很多景色竟然真的和中古时代很像，顿时警惕起来。 遗迹和中古并非完全一样，可是很多后世已经灭绝的植物，此刻却出现在遗迹中，细节分毫不差，可见遗迹的时代虽然不是中古，但是也没差多少。风雨家姐弟一起进入遗迹，风雨晨看到满地都是灭绝了的天材地宝，怔了一下，顿时大喜，啊，竟然有这么多灵药，而且全是万年份的。 风雨晨说着就想扑上去采摘，被洛寒眼疾手快捆住。风雨晨没防备身后，飞到空中又猛地被拽到地上，险些摔倒。风雨晨狼狈站好，怒道：“你做什么？为何背后偷袭？机缘见者有份，你这样做是想私吞吗？”风雨晨说着就拿出法器，一副要和洛寒动手的架势。风雨家尴尬，连忙呵斥。 晨儿，不许放肆！洛姑娘刚才在救你，救我。风雨晨十分怀疑。洛涵好心没好报，看都懒得看他，说：“你要是不信，尽可去摘那些灵草，看看最后是谁出事。”风雨家林青霄脸色都非常严肃。风雨晨看到他们的样子，知道自己方才冒失了，他拉不下脸道歉，憋了好一会儿，对洛涵说。 呃，多谢，不用谢。洛涵说：“反正以后不会救了。”风雨晨脸色又难看起来。风雨家对这个弟弟十分头疼，素着脸喝道：“风雨晨，不可放肆！”风雨家子弟说话间，另外两人已经走远了。林青霄完全不关心其他人的死活，相反，他现在已经想把风雨晨扔出去了。林青霄轻声对洛涵说。 这个地方不对劲，你多加小心。洛寒点头，嗯，我明白。这是哪里呀？地形变化太大，具体地点不好说。不过看植被模样，应当是中古大战结束之后，二十万年到二十六万年之前。风雨家刚追过来，就听到这句话，他整个人都怔了怔，问：“这是如何得知？” 林青霄简单指了下遗迹中的树木，说：“看植被，天剑草在远古二十六万年时灭绝，这里还有天剑草遗迹，可见在二十六万年之前。但是天剑草的半生诀已经不见了。天剑草虽然还在，但离灭绝已然不远。大战后二十六万年，洛寒念着这个数字，生出种奇怪的感觉。” 我当初用时空流逝杀死魔神，不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吗？洛寒心里咯噔一声，骤然生出一种极其不妙的预感。洛寒试着去感应未来如何变化，然而毫不意外的，他一无所得。医者不自医，洛寒可以感应到其他人的命运发展，但是却不能干扰自己的命运。一件事情如果和他相关，那么他就无法感应了。 虽然一无所获，可是至少说明眼前的这些事情确实和他的未来有关。这不是一个好消息。洛寒和林清霄都沉默，林清霄也想到魔神的事情了。风雨家见这两人莫名安静下来，心中狠狠一惊，以为出了什么大事。怎么了？这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洛寒摇头。 不想提及中古时代的事情，只是含糊说：“现在还不清楚，但是前面很可能有大危险，你们自己小心。”换言之，这次风雨辰再做蠢事，洛寒不会救了。风雨家从进来后就隐隐觉得不对劲儿，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对，但是多年来积累的直觉告诉他，这里很危险。 现在连洛寒和林青霄都这样说，风雨家不敢大意，暗暗往手上蓄力，随时准备攻击。风雨晨见其他几人严阵以待，很是不理解。他看向周围，明明这一切生机勃勃、祥和安静，千金难买的灵药如同杂草一样长在路边，无论怎么看都是天大的机缘。他不以为意的说：“你们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？” 明明全是宝物，哪有什么危险？洛寒扫了眼风雨尘说：“天底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，你也不想想，这么多天才地宝，如果是真的，怎么可能分毫无损的留到今日？就算我们真的运气好，碰到了一个未曾发掘的宝地，但是就算是远古时期最神异的灵草，传至今日也早该化为飞灰，怎么可能还是饱满新鲜的模样？” 风雨晨听着，再看周围景象，当真发现许多不对劲儿之处。林清霄走了一会儿，已大概有了猜测。林清霄说：“我之前听说过一种说法，雷雨天某些有磁性的石壁可以储存画面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，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，而是过去的景象。极可能在某次雷雨天，远古某个地域的景象被石头储存下来，之后沧海桑田。” 这些景物随着石头深埋地下。这次地洞，多年前的石头被释放出来，遇到一定条件，就会重放过去的景象。洛寒听懂了，问：“是不是类似于流陨石，只不过是自然形成的？”林青霄点头，可以这么理解。洛寒了悟，许多事情豁然开朗。怪不得地洞后突然出现海市蜃楼。 应当是特殊的石壁重见天日，将许久之前的景物投放到半空，外面人看到以为是古遗址现世，而且海市蜃楼时隐时现，就是因为石壁磁性不稳，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能重现画面。林清霄和洛寒反应很快，风雨家还没跟上，就发现这两人已经开始讨论磁性石壁的事情。风雨家知道自己不擅长这些，故而安安静静的跟着。 不去打扰洛寒和林青霄讨论。不过，风雨家经过这次探险，发现林青霄的知识储备实在厉害。风雨家本以为林青霄是武学天才那一挂的，没想到他的文化积淀一样好到惊人。这一路走来，路边随便一棵杂草，林青霄都能说出对应的名字、习性、出现时间和灭绝时间。 一本活体字典也不过如此啊！天赋高又勤勉自律，难怪他能创造历史。风雨家心中悠悠叹气，越发意识到自己必须和林青霄打好关系。风雨家先前只是听说林青霄十分得天地赏识，他本来有些将信将疑。现在见了真人，风雨家可以确定，林青霄将来的成就远不止如此。 这样一个人不可能不出头。趁林青霄现在还没有完全崛起，风雨家要赶快搭上顺风车。万一日后林青霄当真入主三清天，他的这个决定就会完全改变梧州的命运。风雨晨听不太懂，他看着周围活灵活现的中古灵草，实在没法相信这些都是假的。风雨晨怀疑说：“这些当真是幻境吗？” 幻境要人为控制，什么幻境能把已经灭绝的灵草做出这么详细的细节啊？洛寒难以相信，这样一个自大、愚蠢、自我的人，竟然是凤凰族未来的王。洛寒说：“并不是幻境，这些草木看起来真实，因为它们确实是当年真实存在的。但是现在，神都随着时间消逝，谁知道这些东西皮下是什么？” 林青霄挥袖打出一道灵气，说道：“到底是什么？试一下便知。”林青霄的灵气带着净化波纹，接触到灵草后，那些天才地宝慢慢变黑，忽然化成无数细碎的黑点儿朝几人飞来。风雨晨被吓了一跳，本能拿出护身法宝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林青霄脸色沉肃，低声说：“是幽冥蝶，不要被他们碰到身体。” 一旦被粘到，无论是什么地方，立刻切除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